闲言碎语不要讲。紧接着武松闹公堂，就听见嗷的一声，响众差役来到了东板房，打后边上了个半吊子，跑到头里开了枪。什么叫半吊子？半吊子就是二百五，七叶子烧不熟，煮不烂，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这个小子在堂上一听解差说武松打虎，他心里就琢磨。 武松打虎，什么功夫啊？打老虎！哎，我怎么没敢打虎啊？他敢打虎！哎，我得看看看看打虎的是个什么模样！哎哎，不行啊，站着躺不能动啊。这个半吊子就没敢动。可是那两个劫差一下堂，老爷又喊声带军犯，王老总又一歪嘴儿，本来不该他的班他也下来了，连蹦带跳的就跑到东板房，朝里边抻头一看呀。 就这个样还打虎啊？别吹了，可也是。那武松打虎的时候，那是什么精神呢？现在是什么处境啊？再大的英雄，霸王靠一代，精神头去了一半。两个兄弟一走，武松正在那儿难过呢。哎，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再见面呢？哎。 这精神头又去了一半武松正这琢磨着呢，这个小子来了。他一看武松那个样心里话就这个家还大老虎啊！我拉个架给他看看，嗯，他要拉架，要不怎么说半吊子呢？半吊子就好拉架，真有功夫的人那是不露相这个家伙一见武松那个模样，就把胸脯一挺，小肚子一吸。 脖子一晃，眉毛一纵，眼睛一瞪，鼻子一囊，嘴一咧，就这个劲儿嚷上了。嗯，哪一个是阳谷县这个武二小啊？一句话，热闹好汉武二郎。武松一听，这不像公事话呀！啊，怪不得两个差说这个地方别扭，是别扭。 你来代差，知道我的名字叫戴武松，不知道我的名字叫戴军犯，不能叫戴武二小啊，这不像公式话呀！哼，你要叫我武松，我叫你老总；你要叫我军犯，我叫你都头；你要叫我武二小啊，这个辈儿咱得论论。武松要跟他论辈儿的，想到这儿，忽的手往上一起差一点没把这个小子吓趴下。半吊子说哪一个？ 沈阳古县这个武二乡啊，武松说：“恁爷爷我叫武二郎。”哎，武松呦，这个人怎么怎么事？大哥，这是你怎么张口占了个爷爷辈儿啊？哪一个愿占孙子行？武松说：“恁爷爷就是爷爷辈儿，你孙子当不了爷爷行。我出生就是个爷爷辈儿，这个孙子让你当，这对爷爷，这这是个军阀吗？军？军犯从么里来的军犯啊？嗯，这小子不敢往下说了。” 王老总，近前拽衣裳，你真是天生成的个半吊子。你要不说话憋得慌啊！你开开庙门望一望，认准神仙在烧香。你弯弯眉毛睁睁眼，别拿老虎当绵羊啊！ 你为名打听访一访武松，他吃这一桩啊若是他服软不服硬，你怎么敢在老虎顶上放炮仗啊？啊！来了这么些个人，就闲着你了。啊！顶头来了个大武光，要讲究你那个说话比俺好。俺这个差事叫你当你滚了吧，你滚了吧！还得我今天去打枪。王老总今天忙事哩。二哥哥在上可安康？问声二哥你可好啊？咱家里爹娘都白强。 武松就说：“好，好，好，好说，好说，不敢当。 <laughs> 二哥哥，你把兄弟我忘了吧？我这个名字王小刚，王小刚啊是。” 哎，你想不起来了？那一年我到阳谷县里去办事儿，碰到二哥，衙门上二哥，你问我是哪来的，我就说在孟州城里把柴当。二哥哥生来爱朋友，你把我拉到了酒楼上，先吃酒后用饭。临回来又把兄弟路费帮，幸亏二哥帮路费呀，要不然路上准遭殃。自从和二哥分了手，我光想二哥五天。 刚，我有心找着二哥去谈谈，哎，可惜我天天宫门去站堂。兄弟，我当了个穷差事，家里还有二爹娘，我不知二哥你来到，哪知二哥到这方案我早知二哥你来了，我早就给你装死了。哎，那一个是才来的，什么事情都不在行。呃他这个说话真不对，看起来我就该揍他两巴掌。 哎，二哥呀，当着你的面我也打了他，你那个脸上也无光吧？哎，我说二哥哥，别生气，面子都在我身上。哎，伙计们，铺头上有茶叶，赶快给二哥把茶倒上。武松说：“哪个伙计不顺眼？”哎，你这个说话真漂亮。哎，喝茶吧，二哥。二哥，你往堂上看，老爷上边坐了堂了。 武松说：“老爷上边把汤做了，要叫你二哥我锅汤吗？ <laughs> 二哥，那你看好，既然是二哥来到了，早晚脱不了这一桩。王老总拿出来吧，刑罚都给我带上。啊，不不不，二哥你是个人义汉，带不带的又何妨？哎哎，武松说：人犯王法身无主，带上刑罚十里长。哎，伙计们，听见了吗？” 你听见了吗？到底是二哥当过督头啊！啊，人家说话真排场。王老松从腰里掏出了锁链子，那我对不起了二哥，哗啦啦，套到了武松脖子上。武松就说：“拉着走吧，见见老爷又何妨？二哥，咱们随便走吧，拉拉拽拽多不强啊！哎哎，你跟二哥有交情，拉着拽着五怪唱我。” 王老总今天有实力，那二哥今天赏我的光了。王老总一推手抓住锁链子，他一歪嘴，哗啦啦！众人依旧把武松尾巴上拉出来，杆子毛刀三节棍拽出来，拐子流星刀和枪，就听见“嗷”的一声响，把武松围得正当样。这武松一不慌二不忙。 呼呼啦啦往前淌，呼呼啦啦往前走，照着两边一打量，嗯，先前说的多客气，这一会儿把我都围上，这就是交金朋友千千万，难得有两个三个真心肠，人得时时有情在，人不得时情已忘啊！朝武松呼呼啦啦往前走，照着堂上一打量，看了看。 该抬头，一入猛虎；眼别尺子，站两旁；帽子就在水缸里泡，有撑缸、压缸，没人装。他照着那边一瓢鱼儿，乖乖，铁地里倒有好几筐。大老爷就在上边坐，端端正正坐当央，坚持乌纱头上戴，蓝袍圆领衬凤凰。腰里系上梅子玉，不知道什么靴子二组装。看年纪足有六十岁。 半残的胡须飘胸膛，王老总喊声：“武松到啊！”武松跪倒：“大老爷在上，看看康。”老爷说：“哎，见了本州不下跪，你有什么功名在身上？为什么立而不跪？站堂的金钱忙打话：“给老爷回：武松跪倒地当央：“啊！你们说武松下了跪，为什么跪着比你们站着长啊？啊？” 为什么比你们站着还高一头啊？武松金钱忙磕头，给老爷回：小人生来是个大身量，大啊！哦，你有多高？站起来，站起来！你叫本州我汪汪。是武松往上猛一站，好家伙，差四指没到大梁上。大老爷抬起头来看，嗯，武松这个大个真不让，脖子里带着铁链子。 大王靠别子了胳膊上，好，不闹不闹，真不闹。武松这个大个真不让，怪不得。景阳冈上打过虎，阳谷县里把都头当。好，大老爷看把几分爱，经常一拍开了腔。来，问军犯家住在哪州哪府哪一县？河路码头哪一方？爹什么名？ 娘，什么事？弟兄们排行有几双？你为着什么杀的人呐？对，给本州我讲讲。大堂上，你们那个实话讲，本州今天赏你的光。大堂上不把实话讲，老爷，我是大八方，武松今天忙十里。大老爷在上，不用慌，问俺的家，家有远，治理广府有家乡。 家住在直隶广府清河县城东八里孔宋庄，子不言，父名叫武贵。俺老娘们上本姓康，我爹娘没生多儿，病多女，所剩下我们哥儿两个人一双。我哥哥的名字武天林，我的个名字武天刚。我武松生来爱练武，在少林寺里学过刀枪，景阳冈上打过虎，阳谷县里把都头当。阳谷县有一个恶霸西门庆，有。 用毒药害死俺兄长，把俺的哥哥给害死了，霸占俺嫂潘师娘。我武松阳谷县里当都头，我这个脸上多无光啊！这个事别说是我武松大老爷，就是你吧，你那个脸上能有光啊？老爷就说你混账，这个事怎么比到我身上？什么事你乱比？武松说我开刀杀了西门庆，提着人头上了堂。住口！ 你杀人为啥不逃命啊？为什么提着人头上大堂杀了人我跑了？这人命搁在你身上，阳谷县出了人命儿，不也难为老爷王正堂吗？大丈夫生在三光下，好汉跟着就敢当。哦，老爷说武松你是个好汉子，武松说我大小生来就不让就啊，不让，嗯。 我倒看看你怎么个不让法！你提着人头把堂上，王老爷怎么过你的堂？王老爷不敢来做主，起了挨标往上想，上司大人恩典我，问了个充军发配到这方。哦，老爷说，我问你，什么时候起的街？什么时候过的堂？给老爷回：三月十五起的街，日出卯时过的堂。住口！ 你三月十五起的劲为什么六月初八才来过趟阳谷县离孟州不到一千里，你怎么三个多月到这方？三个多月你们才来到，在路上干的那一桩啊？说，哦，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本州的心里就凉堂 你仗着犯的是人命啊，要搭上你的身上好力量，俩劫差当不了你的主了。你在路上为了王，抢着吃，饿着喝，一路码头饿点放。你闻名本州做官多么良善早晚来到走过堂，办不到。孟州城比不了阳谷县，你老爷不比王正堂。今天过堂来晚了，没别的，跟你个县大侯商量，左右两边拉下去。是四百大板加劲儿走 武松闻听要挨打，心里不住俺思量：我要是叩头求恩典，俺叫自己你别忙；我要磕了头求恩典，这三班人一不笑话我吧？耶！大呼的武松一听挨打，磕头求恩典了。再说我要求了恩典，大老爷不打了还好啊，大老爷要再打，这丢人不丢成双份了吗？那何苦呢？哎。 俺武松山东的没孬种啊，来到这河南孟州不能让说软的不中用，我武松还要再逞强。对，哎，武松说：“大老爷，你别说打我四百板呐，啊，一万八千我敢当。”啊，站堂的文婷往后退，气大虎的拽衣裳。哥啊，哥，嗯，你别拽，这是站堂。 哎，你听见了吗？像每天那些个充军的，哎，听说俺打摔了炕，今天来了个吴老二，你听见了不？他听说俺打稀得慌，这个说他顶上也许挂了瓦了，哎，对，那个说也许他顶上加了岗。哥啊。待一会儿要打武松，站远点儿，别蹦出火来烧衣裳。武松闻听一瞪眼，你别在后边胡嘟囔，哪一个顶上能挂瓦呀？谁那个顶上能加岗？ 为人都是父母养，打到谁身上不疼得慌？俺武松堂堂男子汉，总不能听说挨打摔了炕。我说大老爷，要打要打，快点打！你别让小人想得慌。这，哎，你叫我打，我偏不打。你跟老爷不对庄。不耶？武松想这官什么毛病？不对庄，他哪知道？ 施正堂做了大半辈子官了，没碰见个这户的，大心眼里的，觉着新鲜，不由得喜欢起武松来了。嗯，这个人性情可爱，山东出好汉，一点也不假呀。这才说出不打的话来。武松可想错了。哦，这个官怕硬的，我一硬，他不打了。那我要再一硬，还许能开销我的官司，把我放了呢。有意思，我再硬点儿。 刚刚他的活把这个案杠刚开，对，哎，可要刚赔了呢，刚，哎，刚赔了一块算，怕啥呀？对，刚，哎，刚热闹了。武松说：“大老爷，你先打我两碗半，打完了你再让上两家杠，把你的非法五行都抬来，我一样一样都尝尝。”都，老爷摆手算了吧，武松啊。 你这个说话真外行，挨打不是就喝彩？武松说：“我听说挨打稀得慌。”老爷说：“挨打不是包子面呐，哎，我好比吃米蘸砂糖。”这为人都是父母养，你想想，打到顶上不疼得慌啊？武松说。 我顶上长了块牛皮癣，三天不打就痒痒，在炕上打我一万板，省得我没事快痒痒。快，老爷说，我给你快痒痒啊！你叫我打，我偏不打；你给老爷不对装。武松说：“你要打我两拉倒，我要不打你，不打我揍你两巴掌。”都大胆放肆，武松啊！ 你犯的本是人命案，问了个充军发配到这方。今天充军来到我这里，本着我今天赏你的光。我看你武松是好汉，当堂上不加板子行？你是光棍就该知道啊！哎，你这个本事不大强，我不打你，你要打我，你还敢揍我两巴掌？好，你能挨，我能揍，你给老爷对了庄，左右两边拉下去，不论数，打个七天八后上。武松闻听心暗想，大老爷真要。 打我武二郎啊！哎呀，大丈夫生在三公下，好汉干着就敢场我打了吧，闹了吧，不开家伙干一场。